而正是因为有有人有我有众生，什么都有，这就麻烦了，就起合造业了。对峙的三千大千世界。 都没有了。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有没有？这成佛的人多的很呐，天天有人成佛，天天有人明心见性。可是我们这个三千大千世界还在，我们还在三千大千世界里边，嗯，嗯，那个业报不同啊。我们现在是凡尘风地土，那个方便有一土在什么地方呢？十报庄严土在什么地方？ 常寂光净土又在什么地方？不是我们凡夫所想象的哦，这个房子跟那个房子那是不相容的，怎么能相容呢？啊，四土非防御情生耐不通， <clears throat> 一为臣的转大法轮。 这个四土在什么地方啊？啊，有人想想，这个土太多了，福的国土太多了，占那么大个地方，怎么容得下呀？ <clears throat> 不思议啊，福利境界不不可思议。我们这个禅堂，要是按到我们现在人的眼睛看看。 只能够容纳这么个一百人、两百人，再多就容纳不下去了， <clears throat> 就容纳不下去啊！还能容得下去吗？啊，因为我们这个思想呢是有分别的，啊，有既有分别，这个房间能容纳一百人，就不能容纳两百人，它有这个分别心。 假设我们夜里像做梦，啊，我们都做梦，都进到搞木寺这个禅堂里向来，天下人都做梦，都梦到到搞木寺这个禅堂里向来。你看我们这个山容下容不下，有多少人都可以容纳下，啊，随便有多少人都容得下，容纳得下。 佛的国土一样啊，佛的国土、菩萨的这个十宝庄严国土，然后方便有余净土，都是这个样子啊，互相含容的，没有障碍的，不受限制的。你们不以为是东方世界、东方虚空有有有有限量没有？东方的世界有限量没有的？ 啊，不可思议！是的，啊，一个佛成，一个佛成佛，有那么一个佛的国度，比如西方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成佛了，成了一个西方极乐世界。西方极乐世界大的不得了啊，啊，那个十方世界，天天有人成佛，一念念有人在成佛，成一尊佛。 都要建立那么一个佛的世界，那要占多大地方啊？这我们想是不能想。嗯，在什么地方呢？是在什么地方？拿我们的凡夫的一念心，我们这一念心十方法界都能容纳下来，不要说是佛的心的凡夫的心呢？我们现在凡夫的心呢？ 你看那维洛师傅打普佛的时候，不是念的嘛？心包太虚呀，心包太虚不是说这个心像个大包袱皮儿一样，把这个太虚空的世界都包在里向啊，啊，这个心没有限量的，十方世界都在我心里向，十方世界就是我的心，不在内外。 不是说我这个心是能包世界的，那个十方世界都包在我这个心里下，有里有外，佛法是一不是二啦。我们现在参念佛是谁，知止人心明心见性，这个心就是跟我们刚才所说那个心是一样的。 业型心，妄想心啊！我们这个心像大海一样，像大海水一样。可是我们现在这个心呢，不认这个大海水为我们的心，只认大海水里当中呢起的那个水泡泡，认这个为我们的心，为我们的自己。你看这冤枉不冤枉呢？心就像大海一样嘛。 啊，所以消佛的人，心量要宽啊，要能容，嗯这常常的用功啊，这也看不惯，那也妨碍我用功啊，人家都不好啊，就是自己好，你这个不能用功啊。 禅堂里向要求有一个合该的环境，这个环境呢，就是利于我们大家互相用功，彼此不相妨碍。每个人照顾自己，天塌下来不要你问。长住上呢，一心一意成就大家用功办道。啊，那我们现在看看呢？ 比上不足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这搞么寺这个禅堂，呃，在现在这一个时时间，能够办这个禅堂，也还是不容易的。说禅宗这一法难办呐，没 <clears throat> 得人是不行的，哎。 但是人呢，又受到一定的、一定的条件，啊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世上新人换旧人，这也是个自然规律，啊，不可能这个人，释迦牟尼佛还有入灭度呢，啊，不是也入灭度吗？世件法出世件法，人的因素是第一的。 有了人，就有了一切。何况我们这个佛法更加如是啊！要想禅宗这一法，呃，长治久安、长盛不衰、后继有人，那么禅宗这一法呢，也要培养人才呢。嗯，这个大家也要，大家要共同努力啊，哎。 共同努力，培养禅宗的人才。禅宗是佛法的根本啊！虽然有人说禅宗是专接上根立志的，我们现在不是上根立志的人，那我们这个禅宗这一法要不要呢？禅宗这一法还是要的啊！不能把根本丢掉啊！嗯 高明寺，一个是老祖的道场，上边遗留下的家风规矩宗旨，啊，这落到我们这一代人身上，我们有责任啊，继往开来。但是我们能力有限呐，能力有限，尽自己的能力，使禅宗这一法。 成为正法，这个正法要久住。正法在什么地方呢？正法不是在房子里头啊，不是我这说一句话就是正法。正法在每一个人的心上。你这个人心正了，这个正法就你就有正法。啊，你这个人心不正，那正法就跟你就没有关系啦。啊，我们现在自己审查审查自己。 我们这个心正不正啊？怎么样子才叫个正？如果你这个心，说是心包太虚，啊，骗法界以为身，你这个心能够时时刻刻的、心心念念的啊，都能够包太虚，啊，你这个心能够时时刻刻、心心念念能骗一切处。 那你这个法，在你本人来说呢，你这个人呢，就是正法所在。如果你这个心有局限性、有时间性，那你这个你这个心就不能成为正法。十方诸佛所传的都是传的这个正法，历代祖师所传的也是传的这个正法。 我们是现在标榜的呢，标榜的也是正法九住啊！啊，要想完成这个任务，要做这件事情，还要花很大的力气，不断的培植我们个人的这个啊正直正见。你有了正直正见，你的正法呢就在你的眼前，就会现前的。没得正直正见。 正法就摆在你面前，你也见不到。那么就今天禅堂里打七，打七什么是正法呢？念佛是谁就是正法嘛，啊！如果我们现在打七当中，人人都能够啊身心放下，照顾自己，啊专参念佛是谁，一心用功，那我们这个正法呢？ 人人都有正法，这个正法的气氛就高了，啊，希望港木寺呢，呃，不但是打击，今后永远在像过去都保持这个气氛，使港木寺的正法能够久住。正法久住就是靠大家共同维护的，啊，说多少打先打，大家话就先办。 时间很快，据说现在已经达到，都都快第四个区了。四个区打了了，马上就是第五个区。嗯，到了第五个区，那就我们就开始要倒计时了，越打越少了。 年年打击也有新人，也有旧人。旧人呢，就是打过去的；新人对禅宗这一法。 初次尝试， <clears throat> 好像是对禅宗这一法蛮敬仰的。 <clears throat> 嗯，那么禅宗这一法，法是门，这个门怎么入呢？ <clears throat> 必须要进这个门，这个门就是念佛是谁会用念佛是谁这个功，就能够进禅宗这个门。 可是偏偏对于初发心学参禅，哎，这个念佛是谁起情？ <coughs> 还有那么多的人搞不清楚，什么叫做疫情啊？啊，什么叫做念佛是谁呀？还是叫我念念念？还是叫我怎么样？莫名其妙啊！ 这是在，这是在禅宗唯一的，是必须要走的这么一条路。只有这条路，才是这个禅宗这个门庭所走的正确的道路。高门寺。 一年到头，里里外外所从事的，就是围绕着这件事儿。参见佛是谁？ <coughs> 参见佛是谁？就是起疑情啊！这个起疑情可把人家困难到了。哎，怎么说？也不理解什么叫个疫情。嗯。 怎么样子能够起这个疫情？这个疫情为什么是老起不起来？这一点，如果说理不清楚，这条路理不清楚，那你这个路是很难走的。啊，这个门呢，也是不得轻门而入的。 啊，什么事情都有个启发呀，嗯，你这个移情起不起来，啊，要想办法起这个移情。从这一法来讲，你对这个移情参念佛是谁，首先信心不足。 佛法大海水，信为能入，智为能度。禅宗这一法同样一个道理，啊，没有信，你这个疑情就起不起来的。啊，哥，你不相信他啊，这个路怎么走呢？不相信这碗饭吃下去能够解决我的。 啊，饥饿，他你就不会去吃它吗那个台湾，我也去过的，有一个有一个县份叫做西林县，啊，西林县有一这个西林县在台湾什么地方我也不晓得，反正大概要是有这么个地方。 啊，有一个镇呢，叫做玉环镇，有这么一个居民， <coughs> 他把一百万的那个台币放在一个垃圾袋里下，那么他这个一家人呢都不知道，就把这个垃圾袋当垃圾丢掉了。 把这个垃圾车就拖着走了，哎，等他家里人回来以后，不好了，我这个垃圾袋里装的钞票被你们当垃圾丢掉了，这不得了啊！啊，到哪去找呢？哎，不晓得这个垃圾袋拖到什么地方去了，那就忙着这一家人呐，啊，想一些办法。 要找这个垃圾袋，哎，总算还幸运，啊，不是他找到了结果，啊，因为在台湾这些地方嘛，这个垃圾袋丢了以后嘛，就当垃圾处理了，他也不会的时候，这一个垃圾袋一个垃圾袋要翻开来看看里下什么东西，啊，当这个人不见这个垃圾袋。 就是不见这个一百万钞票以后，他这个心情呢，就一心一意要找的这个一百万块钱啊，而且不晓得这个钱到什么地方去了，这就叫做疫情。 我个人的这个生活告诉我，我这个东西我这个人呢， <clears throat> 呃，现在是当家管事儿的。哎，这当家管事儿都有一都有一把钥匙呢。我说什么东西丢掉了呢？我都不着急。啊，唯有这个钥匙不能掉，开门的这个钥匙不能掉。 假如我身上这把钥匙要掉了，我就不能活动了，啊，房门都进不去，啊，什么门、什么锁、什么都不能开，怎么活动啊？掉了钥匙呢，就像掉了魂一样，啊，掉了以后，也不晓得这个钥匙掉在什么地方。 找着都好了，那怎么办呢？那要千方百计就找这个钥匙，啊，那个，哎，那个找，不晓得这个东西掉在什么地方，哎，非要把它找到，啊，一定是有这个钥匙是掉它了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 那不是疫情吗？哎，这这，那就跟那就一个疫情。我们就举一个例子，就举这么个譬喻啊。你不晓得这个疫情怎么起法的？他那个疫情呢，在当时是非常亲切的，迫不及待的啊，非找到不行的。 啊！我再举个例子啊，我这个耳朵都冻冻坏了啊！就我再冻，我这个耳朵就没有了。啊！我请这个呃几位居士呢，给我做了个耳套。哎，我吃饭的时候还在口袋里呢，吃了饭一摸不好了，这个没有了，这掉到什么地方去了。嗯，我这疫情马上就有了。嗯。 这个心，当时那个心呢，就什么东西都不想哦什么事情都是次要的了，都不要紧的，啊，一心一意要把这个耳套要找到。上线是个耳套啊，啊，上线就是那个几块钱呢，也不过就是那把钥匙，它能够引发你这么大的注意力。 而我们今天消佛的人，把我们这个传家无价宝丢他了，还不知道，也不肯找。他说：“你这个疑情怎么起呢？”所以这个疑情起不起来。假如说这个念佛是谁找不到，我就性命交关。 一时一刻都不能过，他非找到他不行。他有人就还要还，他还想着他这个念佛是谁？叫我找，究竟这个念佛这个人究竟有没有啊？能不能找到啊？啊，可以肯定的，百分之一百的告诉你。 念佛的这个人肯定能够找到。如果说念佛的这个人要是找不到，啊，你光叫我找，也不是这个人，我到哪去找去？啊，找一辈子也找不到，那不是过去祖师都是骗我们的吗啊，你连这点信心都没有。 你怎么用功啊？怎么发道心呐？怎么起疑情啊？啊？怎么开悟啊？怎么明心见性啊？那都是空话。我们之所以对禅宗这一法参念佛是谁起疑情， 疫情起不起来，对这个念佛是谁起疑情这一法呢？感情不亲切啊，可有可无，可参可不参，我不参不是蛮好的吗我照样吃饭，照样穿衣，有什么要紧呢？ 啊，如果要是这个样子呢，那就不是我们小佛的人的态度。嗯，一天到晚上殿的时候还念呐：“时日已过，命亦随减，如少水与死有何助啊？如旧投然呐，啊，那个生死的大火已经烧到我们眉毛尖上来了，自己还不觉得 这就是我们的觉悟不够，一天到晚要我们发心啊，时时刻刻提醒要我们发心。发什么心呢？就是发我们的觉悟之心，时时刻刻的、心心念念的不断提高我们的觉悟参念佛是谁？这是唯一的。 提高我们的觉悟的独特的这么一个办法，是的，我们这个人呐，是个凡夫，而且是业障生死凡夫，啊，也没有自知之明，啊，也缺少惭愧心，啊，这有很多的心呐，哎，我们都缺乏呀。 啊，很多心我们不需要的，我们都有；很多心需要的，我们都缺乏。什么心我们不需要呢？贪心、嗔心、痴心、啊慢心、啊疑心。 每个人，我们自己检查检查，我们有没有啊？啊，这叫做五钝识、探称迟慢疑。啊，身见、边见、戒取见、见取见、邪见，这个五力识。 我们有没有啊？这都是生死的根本呐！啊，我们不需要有的东西，我们这上都有。啊，八万四千尘劳烦恼，我们都有啊！啊，说两种生死，我们都有啊！啊，是不应当有的，我们都有。 是应当有呢，我们都缺乏。啊，戒呀、定啊、智慧呀，啊，一切功德啦、惭愧心呐，啊，恭敬心呐，啊，这菩提心呐，这菩萨心呐，啊，是孝敬心呐，那这些心我们都应当有的，而我们都感觉到缺乏。 呃，由于种种原因，所以我们这个道心呢发不起来，功用不上去。一个真正想了生死、想用功办道、想出离苦海、想成佛作祖、想明心见性，啊，这些个好的想法，啊，你要得到发展。 那你自己要时时刻刻衡量自己，我为什么事情啊不能发这些心呢？我这为什么事情我这个功用不上去呢？业障，他有很多很多的障道因缘，这个障道因缘成为业，是个障。 生死业，啊，尘劳烦恼，这都是我们的造的业，就是障那障这个障碍我们在学佛的道路上，禅宗这一法是讲知止的，知止人心明心见性，人人都有这个心。 啊，啊，不假方便，嗯，呃，一这个一针见血，这叫做直指，嗯，这个解决问题呢，不是扬汤止沸，要从釜底抽薪，从根本上解决，啊，这个司法界。 这个施法界因果都是新造的，啊，把这个新的问题解决了，施法界都解决了。施法界 <clears throat> 从六凡法界到四圣法界，这个施法界的一正庄严。 形成一个，就像我们这个人生的舞台一样，我们这个人生在做一辈子人，啊，啊就人生自己做一个演员，在人类社会上扮演一个演员，看你扮演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，你唱的一个什么戏，施法界皆如是。 既然是演员登台唱戏，这台戏呢就有始有终，啊，包括在这个戏一直唱下去哦，啊，你看那个大舞台唱戏，开台了，呃唱两个钟点嘛就闭幕了，人生也是这个样子的，你就是活到一百二十岁，也不过是一台戏。 人生苦短呐，啊！如果说我们在人类社会上唱这台戏呢，啊，还算是好的。要都入三台，都入三途地右那这戏就不大好唱哎。就是你证到四圣法界，那也是一台戏。为什么说呢？ 因为三界以内有分段生死，而出了三界，它还有变异生死。讲到生死，生死都是苦的，啊，当然变异生死之苦呢，那是跟我们这个分段生死大不一样的，啊，啊，就佛所证得的真如法性。 来讲呢，啊，那个变异生死，既然讲着生死，那都不是本来面目。本来面目是什么东西呢？本来面目本来无一物啊！啊，漏斗大师讲的吧？啊，本来无一物，本来什么都没有的。 什么都没有的叫做一真法界。说个一真法界，那也是方便说的，啊，不得而已，用一个一真法界。十法界都有生死，这个十法界就是十法界所有的圣凡。 共同演戏的这么一个巨大的舞台啊，都要这个在舞台上过这个戏啊，你就是纵饶八万四千劫，也要是也是一个唱一台戏。所以永嘉大师说啊。 梦里明明有六曲脚后空空无大千。 <clears throat> 一个人脚误了，在禅宗讲呢，若人失得心，大地无寸土。哎，这个大地无寸土，如果这个人失得心以后，我们这个大地的土都没有了。 那是对释德心本人讲的，在他所证得的圣境界当中，那大地是无寸土的。这个寸土是从哪儿来的呢？大地的土从哪儿来？是我们众生造业造的来的。 所以经中讲啊，圆满菩提归无所得，说这些个话呢，特别对于初发心的人，啊，恐怕，哎，跟我差不多，哎，总有一些搞不清楚。 <clears throat> 大家要知道啊，圣境界跟这个凡境界。 一真法界跟十法界都是长期存在的。你看看普贤菩萨这个十大愿王。 这个十大愿望这个文字呢，我是记不那么清楚，意思就是这样子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无死大见，无死穷尽；而众生界呢是不可穷尽，无死大见，不有就穷尽，众生界是不可穷尽的。啊，你今天从一念不教生三系境界微远长漏出。 进入了众生界的开始。如果说你经过长时间的闻法、悟道、正果，离开三界了，啊，出了十法界了，对你来说，好像这个这个十法界一正庄严就没有了。 那么，对于众没有了的人呢，他依然存在呀，啊，长时间存在，永远存在，啊，不得了的那一天。而作为一个众生，从最初一念不觉。 那个一念不觉，叫做无始啊！佛法不得始啊不得开头的。啊，你说我这一念不觉，我说我今生有前生，前生还有前生，前生前生前生，啊，他妈还应该有个头嘛！佛法告诉我们，没有始的，啊，没有始。 换一句话说，啊，就是本来有的东西就没有使了；本来没有的，后来有的，啊，它就有使啊。所以说，一念不教生三界，一念不教不是使吗？一念无不教，没得使。 我们面前这个忏悔文啊，从于无始以至今生，他都讲无始啊，没有说是从哪一个，还是久远劫来什么的，没有的。因为这是一个很现实的这么个问题，嗯。 非常现实的，说一切众生呢，迷而不觉。传 <clears throat> 这个念佛是谁？发不起道心起来。 说是那个净土法门，说是易行道，啊，既仗自力，又仗他力，仗什么他力呢？仗佛的愿力，啊，仗阿弥陀佛的愿力接引往生。 他说我们参禅的人仗什么力呢？仗自力，啊，是不是单单仗自力就可以办这件事情的？也是不行的，啊，既要任何一切法门，既要靠自力，也要靠他力，他力。 啊，涨三宝的加倍啊！啊，如果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用功办道，没有三宝的明明加持护念，我们怎么能够用功啊？怎么能够进步啊？三宝的加持护念是冥冥当中的。 啊，不会的，三宝站在我面前来，你用功啊，我来帮你的忙啊，我护念你啊，他不会这个样子的，他冥冥之中的，啊，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，父母啊养一个小孩子，这个做父母的对一个自己的子女，特别是小孩子，那是关怀是无微不至的。 那是没有父母的无微不至的关怀，这个小孩子能生长吗？他个父母无微不至的关怀，做小孩子的他不知道哎，他咋的晓得呢？啊，孩提之童他无知啊，就像我们做一些众生一样啊，都冥冥之中，都在佛菩萨的呃加持护念之下。 所以古人讲啊，“蜂王起而蜂众随，鱼子义而鱼鱼母义而鱼子长”，也说明了这个道理：加持护念。 <coughs> 所以众生念佛要成佛，那么佛念什么呢？佛念众生啊，佛是无念而念。 所以有的人讲说佛跟等角菩萨，那个等角菩萨有一品无名还没有破，当然了，等角还有一品生相无名这个生相无名破了以后，他就进入进入佛位了，进入佛位就进入常寂光，佛有一品无名 能破而不破，为什么不破呢？说是保留这一品无名他说是都破，我都把这个无名破尽破光了。这进入常寂光，进入了常寂光，那就是完全佛的境界。好像是与众生就没得缘了。哎，这个我们在我们这个佛教当中呢，还有这么一个说法。 我也是闻所未闻。从佛教的从佛法的根本道理讲，佛是大脚，是脚满像十五的月亮一样，脚远脚满，脚不远。 脚不满就不能成为大脚，不能成为大脚就不能够进入佛位。为什么事情？哎，说是是是不能去成佛啊！成了佛以后进入常寂光了就走了，跟众生就啊，永远就背离了众生了，与众生都不得缘了。 这个是从事实上，从理论上都说不过去的。啊，要是这样说，西方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发四十八愿，愿愿都是成佛度众生，成就自己的果度庄严。 那么，阿弥陀佛究竟成佛没成佛呢？阿弥陀佛是成了佛的，啊，阿弥陀佛的无名断尽没断尽呢？那应该说是断尽了，不能说是没有断尽了。阿弥陀佛断尽了无名成了大脚啊，正等佛位，啊，在西方极乐世界。 成就一个西方极乐世界，啊，接引十方众生念佛的，怎么能说与众生没得缘呢？嗯，那个缘大的很呐，啊，缘长的很呐。我们今天在因地当中发心学佛。 天天都在这儿发愿，嗯，凡是做一切佛事法事，时时刻刻在这发愿呐。这个小佛的这个发愿呢，是必须的。你看普贤菩萨十大愿王，释迦牟尼佛在因地当中发五百大愿。 阿弥陀佛在印度的话四十八愿，文殊普贤观音地藏，十方海会诸大菩萨在因地当中，没有不发愿的。 <clears throat> 愿有两种，一个是通愿，一个是别愿。通愿就是我们，啊。 这个经常发的众生无边誓愿度，这个四弘誓愿，这是一切佛菩萨在因地当中所发的共同的通愿，我们都发这个愿呢。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啊，烦恼无尽誓愿断呐，法门无量誓愿消啊。 不到无上誓愿成啊，不是天天是发愿的吗发了愿以后，这个愿像大海一样，拿什么来填呢？拿我们的恨来填，以菩萨的菩萨恨填这我们的啊神是愿海。 那我们这个愿呢，就得以成就，愿就变成了现实。你在因地当中就是发的这个愿呢，不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吗？说是说，我都成佛了我这烦恼断尽了无名都断光了，我就成佛去了，啊，我就进入长寂光了。哦，你把你的愿都忘记的了，啊，违背自己的誓言。 我看没有这么一个人成佛是这个样子的，啊，都讲嘛，道家慈航啊，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你看看他不是要回入娑婆，还要回入娑婆呢，啊，不能说我在娑婆世界，啊，这个累生累劫的啊，漏亲眷属啊，我都不能够把它丢掉就不问了。 所以要发大心，嗯， <clears throat> 啊，这个发愿，也是一个助道因缘。啊，你说你现在发了愿了，要想成佛，啊，要想学习一切法门，要断一切烦恼，用什么办法呢？八万四千法门都可以做，都可以行。而我们今天呢，所取的呢是最上法，禅宗这一法。 啊，无上无上的大法，没有比没有哪一法比这法再高尚的了。啊，所以在宗门下呢，称为向上一桌。啊，你随便说哪一法，他这一法呢，都比你向上，这就是向上一桌。嗯。 那么你这个向上一着这一法，我们用功就是参这个念佛是谁， <laughs> 功用不上去，疑情不能起，那你自己就检查了，我为什么是不能起？妄想多，哎，我这还有昏沉，这个妄想跟昏沉，啊，你说我这一参念佛是谁，就听我的话，这妄想就马上就没有了。 昏沉也不存在了，你说有这么变当没这么变当啊？有这么容易没这么容易啊？啊，除非你是上根立志的，上根立志要立到什么程度啊？像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夜睹明星而悟道，那可以的，降伏已还。 啊，那还都要有差距。 <clears throat> 啊，你说我一参念佛是谁？我就一了就百了了。首先衡量衡量自己，我是不是个根性？这就要求我有自知之明，不是一味的自高拱大、讷慢。 啊，为政为政，为德为德。啊，我们也正出国，说我正着出国了。啊，啊，我们怎么没正到欧罗汉国，正到欧罗汉国了？啊，一帆难胜，大望宇成，要下五倍地油。嗯，说没有请我当首座，说是我是我现在我这我这当了首座了。 <coughs> 啊，没有请我当西堂。 说：“我这，我这港不是请我当西厂了，嗯？而这种事情都发生在搞明寺，哎，那可就要我们见怪不怪了，嗯？啊？港务寺竟然有这种人呐！” 自己的地位都不知道，自己的职分都不知道，想做什么啊？惹天下人的讥笑啊！要舍福的啊，要背锅的。高门寺这个地方是天下人当参学、用功、办道的地方。 一切语言、一切行动、一切做法，都有标准，是不能够随便的。啊，是不能随便的。说我没开悟，哎，我这去开了悟了。你要开了悟可以的，搞么事还有标准呢。我们没有他心道眼，我不晓得你开悟没开悟。 如果你说真正开悟了，我们老和尚呢给我们立了一个标准，就是考功的时间，呃，考你这个念佛日水，叫你道一句，哎，你要道不出来，就吃两块香板也就罢了，你要哈道那就不行啊，嗯，嗯。 <laughs> 如果你真道出来是开了悟了，啊，是明了心了，那倒也罢了，他又要人给你做证明啊，啊！你看这《漏祖坛经》，有一位禅师开了悟，连这空中的那个天人都给他报信的，哎，某某禅师在河北开了悟了，啊，龙天护法，那他给你做证明啊！ 如果你在禅堂里下说我自己都开了悟了，啊，们不得听我的？谁给你做证明啊？嗯？高门寺又是考公也有证明的。你要是倒出来以后，问你念佛的是谁？如果你倒出来，天不摇，地不动。 嗯，那你就是说句俗话呀，你吃不了就兜就兜着走了，嗯。修行的人，修道的人，啊，是应该具足的心，要不断的给他完善起来，要给他具足。应该不要的那个心。 啊，贪嗔痴慢疑呀，身边借鉴邪呀，食禅食屎啊，啊，呃，这些个妄想啊，执着啦，都是我们用功办道的障碍呢。应该尽量的，那个禅堂门口给你们写了一个对子，那个地方呢，要万缘放下，这一句话，包括殆尽，那不是随便写写的，啊。 树宗旨，提正令，没得标准吗？啊，这个了生死的大法，成佛的大法，怎么能够调以清心呢？啊，怎么允许在禅堂里这个地方啊胡作非为呀？如果说我们参禅用功，一心起不起来。 就想办法了，啊！你必须要走到这条路上来，啊！只有这条路，那才是佛的正法。正法在什么地方？正法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地上。心正了，你这个法就正了。啊，你这个心是狭的，贪心、嗔心、慢心，什么都有，你那个心哪有正法呀？ 那人就不相信了，啊，那是叫正法，什么叫正法啊？自说自话是不行的，啊，大家共同在这个地方，啊，十方同聚会，个个学无为呀。你一拱高那就有为了；一挪慢也有为了。 那都是有为的，一起心动念都有为了，跟我们这个禅堂的宗旨的要求是背道而驰。我们是无为的，你怎么一天到晚有为啊？讲话不是有为吗？啊！每个人时时刻刻的用这些个尺子衡量自己，看看，哎。 呃，举例这个禅堂的要求，我做到哪一点？我哪一点不合乎禅堂的要求？禅堂这些个规矩法则要求做什么的？啊，不是给你做对的，不是给你难过啊，是成就你用功的。你不是想成佛吗？不是想明心见性吗？啊，自己。 不能够时时刻刻的提高觉悟，那就要别人进行帮助，啊，助道因缘，啊，你在教下对峙助开，他就助道因缘了，单靠自己是不行的，那这不是很明白吗？嗯，啊，凡是小佛的人。 啊，特别是我们出家的人，啊，辞亲割耐，呃，离乡背井，舍宿出家。如果我要是不发道心，不想了生死，不用功，我们这一生空过，那多么可惜呀！哎，将来那都是后悔莫及的。啊，你不要说，哎，我还。 呃，平常这身体蛮好的，啊，忽然得病，也不过个一二十天的功夫啊，人就去世了。所以这人到年纪大了，嗯，啊，这个年纪大了，哎，朝不保不，嗯，朝不保不啊，啊。 我本人常说的：“我见他人死，我心热如火，不是热他人，看看临到我呀。”既然交了生死，这个生死就摆在我们面前。啊，难道说我们要，我们还看破这，还看不破这个世界吗？还看不破我们这个人生吗？还有什么东西放不下呢？啊，如果说是放不下，那就是你的业障，啊，习气毛病放不下。 啊，还为自己的这个习性毛病提出很多的辩护，嗯，这么那么那么这么的，啊，那怎么行啊？你看我们这个世界，三界无难犹如火者，啊，当然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这个世界是个舞台，这个戏在人人会唱，啊。 哎，呃，做正面人物的，呃，做反面人物的都要出台的，都要唱的。啊，有共业也有别业。你看嘛，这个社会，你看嘛，这个社会，大家还看不到吗？啊，天灾人祸，太苦了，太可怕了，啊，太可怕了。 我们坐在这个地方，我们这是选佛道场。我们现在是，在供业当中修别业，佛法就是讲阴阳讲果的，如是因将来就如是果。啊，啊发大水的，哦，那不叫死多少人啊啊！冰天雪的地方，哦，那也是要死多少人。你好了，飞机失事了，不好喽。 全部死光，啊，啊！那汽车闯祸了，啊，有有那不都是人呐？啊，你到医院里去看看，医院里有一个好人吧？好人有呢，医生是好人，那是治病的。除了医生以外，都是病人，啊，都是痛苦呻吟的。人人恐怕弄得不好，都要走这条路哎。嗯，你人生你自己没得把握啊。 你还不能够说是说来就来说去就去啊？你有这个把握吗？啊！现在这种人就很少很少哎。那过去的祖师大德啊，那个好像是就这个生死啊，就是不像这事情，就像我们穿一件衣服脱一件衣服这个样子，不算这事情吗？ 啊，什么作拓的，啊，立王的，啊，那这这这这太随便了。啊，欲知实质的，啊，嗯，无病而终的，佛有十号，啊，善事，善事就是好去了。哎，我们作为一个人生呢，生死没有了的时候，也要要求有一个善来。 来嘛，好好来啊！那去呢，也要好好去，不要弄得八苦交煎，啊，那是蛮狼狈的。嗯，那是蛮狼狈的。啊，我们能够做到啊，说是门无过客，床无纸，就是一个老修行啊，害了病了，自己嘛住茅棚。 哎呀，那个茅棚，那是那是的，不对人，在那个山里哪有人呢？啊，窗户窗户纸都没有，寒风凛冽，啊，炉有寒灰，西有霜啊，炉子为什么有寒灰呢？烧饭的炉子，啊，几天都不吃饭了，害病啊，啊。 但是他有最大的这么个把握，叫老僧自有难仙法，这个是太可贵了。嗯，哎，我们非常羡慕。到了那个八苦交界、嗯，贫病交加的那个时间，自己能够独立做主，啊，能够抵抗病苦生死，就在这一点，不要说将来你成佛了。 生生世世的生死都了了，就能够做到这一点。拿眼睛看一看，现在的人能有几个人？在过去，在我们佛教界，呃，过去那个高僧大德，哈，啊，那是善事，呃，那个睡相，啊，那个给人做的那些个啊好的榜样。 真是令人羡慕啊！那些个好的心从哪儿来的？那是从戒定慧之所之所修得的。啊，难道我们现在不要修戒、修定、修慧吗？啊，参禅用功办道，一切法门都是修的定。没有定，怎么能排？怎么能发挥呢？怎么能开悟啊？ 啊，一天到晚胡思乱想，啊，啊，那个、那个、那个不行的，啊，不是一番寒彻骨，争得梅花扑鼻香？那个苦呢，不是说是我要来东西，呃，要苦，辛苦，啊，用功也苦呢，啊，不能够舒舒服服的。你说我这个想用功，想办到。 就想舒舒服服的，都要带点勉强。养尊处优、舒舒服服的能能办到啊？我看过去的释迦牟尼佛就给我们树立一个榜样。啊，过去历代祖师他们什么行为呀？他怎么能够做祖师的？怎么能开悟的？你看看过去祖师行为，他一生的做人的行为，看看。 我们都做不到，我们既然做不到，还想开悟，还想了生死，啊，自己不要有自知之明嘛，啊，禅堂这些个话呢，都是先言语啊，提供给大家做些参考，做一个助道引远，希望大家呢好好用功办道，掌握这个七七这个宝贵的光阴。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，啊，很快就过去了，不要好好用功吗？啊，慎勿放逸，就在这个时候啊，说多了打心大大家放起心来。